哈哈，禁军的账簿，傅大人看过了，各位户部老爷也算过了，还有什么要查的？大人尽管与卑职说。账簿这东西啊，须得翻来覆去的仔细核对，保不准哪就漏了错了，急不得。再看看。 傅大人，镇抚大人回来了，哎，快上座。萧府查的还顺利？好说，只是平白让萧二耽误了许多时间。哼，那混子最是霸道。这一趟，辛苦镇抚大人了。不打紧，为皇上办差，这点苦头还吃得起。萧二原本不许我查院子，亏得于大人也在。 好说歹说，把人给劝住了。哼，我们是受皇命办事，他萧二想拦就拦，既没将你我看在眼里，也没将皇上看在眼里。大人这里还没有查完吗？查完了，但总要多集合几次。你也知道，账簿这东西最容易造假。是，大人乃此次搜查的主官，都听大人的。嗯。 孟千使，去年开春，宫里敕建寺庙，禁军担了运输物材的活。但后来那庙没建成，总督还堵在户部要过银子，是不是？收钱出力，白纸黑字，我们干完了银子就得结。不错，那银子一拖拖了好几个月，总督着急，亲自去要的。 当时国库开支尚未算清，司礼监也不敢随便批。总督是怎么要到银子的？当时我们禁军没拿银子，是户部主事王宪做主，把全城进来的一批丝给了禁军，禁军折兑成银，这笔账在部里也有记载，来去清楚。这账不上写，当时一共拨给禁军六百六十丝，你们记的是下品全丝，但去都库档上记的。 可全是上品全丝，一字之别，差了四千两银子。本官问你，这四千多两银子去哪里了？当时拨来的确实是下品全丝，东西由户部出调，调令手谕上都写的是下品全丝，那是当然。王宪嘛，早就跟你们串通一气，他在调令手谕上写着下品全丝，可库档上所记。 明明拿出去的是上品全司，萧迟夜给王宪许了什么好处，能叫他做这样的假令？空口无凭，傅大人，禁。萧迟夜当真靠着禁军捞足了油水，发了家。谁不知道这些年他在东龙大街上整日醉生梦死？陈 <laughs> 副大人，您瞧见没有？这萧迟夜深受皇恩眷顾。 背地里却中饱私囊，简直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贪贼。若你我今夜再审查一番，这等烂账，必定还有不少。此事与刑刺案无关，不在我此番职责范围内，便全由大人做主。哎，你查，秦爷，给本官把禁军历年账簿全部查个千百遍。是，大人。 当时这笔账能结了，靠的并非王宪，而是时任户科都给事中的薛修卓出面调和，用全城司给萧策安结了账。好一出草蛇灰线的局！难道薛修卓从那时起，便已经在提防禁军了吗？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。 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一季第十五集。 这是新曲子，兰州，你听着觉得怎么样？ <laughs> 我哪懂得这些，不过牛角牡丹罢了。 <laughs> 兰州过千，待来日我找人给这曲填了词，保管他。 <coughs> 席大人，席。镇府大人也在。御史大人可来晚了，林 怎么急急忙忙的，真是有失体统！十 <laughs> 万火急，我这才从刑部出来，就往二少这里赶。您说急不急？什么事儿？呃，倒是我唐突了，二少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兰舟，这是做什么？你坐下，咱们风雨同舟，有什么话是你听不得的，林毅。 这位沈兰舟是我们西家的大先生， <laughs> 镇府大人，快请坐。说吧，有什么急事儿？ <clears throat> 世才，我在刑部陪审，一个宫女招认，指使贵生行刺的茯苓，与穆嫔娘娘的采薇宫有牵连。这事儿明早就要呈上去，到时候。 可就不仅仅是追着萧二查的事情了。哦，兰州，我先前忘记给你提了，那慕如是连着咱们的人。慕如原先不是潘如贵的人吗？我记得他弟弟是封泉。正是。潘如贵死后，他本是要被放出去做官妓的，可是皇上舍不得，我便借着跟延庆的那点交情，把人换出来，然后给这姐弟俩找了个宅子。 后来皇上非得把人弄进宫里去，海阁老还闹了一场。这事儿你也知道的，那这就不好办了。这案子都该结了，怎么又横生枝节了？正是，林烨，你是陪审监察，想个法子摁下去不就行了？哎呀，二少，说的轻巧，这都三审了，可那宫女突然就招了，此人怕是不简单，多半。 是让人埋在这里等着呢。出神的孔丘一向油盐不进，哪会听我的呀？当务之急是接下来怎么办？穆嫔娘娘要是也搅进去，皇上怕也不情愿了。这这谁还敢继续查呀？那宫女在哪儿？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不得。二少。 海良仪眼下已经起了警惕，这个关头要杀人灭口，就是落实了咱们有问题。原本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冒出个采薇宫？这案子不能继续查了，明早在御前，必须想办法让皇上绝了深查的念头。可我瞧着孔丘的样子，分明是要一查到底。关键还是在海良仪身上。 孔丘算是海良仪提拔起来的半个学生。这孔丘出身赤郡寒门，才学能力皆入海良仪的眼，早就听闻海良仪想举荐他入内阁。真他娘倒霉！我们要办萧二，他们个个暗地里偷着乐。现在出了事儿，就想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这么着吧，明早御前呈辞，傅大人就不要提采薇宫了。如今只要袁柳没认罪，他萧二就是收过贿赂，撇不清嫌疑。 可我不提，孔丘也要提呀，这瞒不住啊。大人先前在御前那一番陈词，正气凛然，现下要是为着那宫女还未查证的供词就改了口，只怕皇上也要质疑你的忠心。不如就咬紧萧儿，这反倒是个刚正不阿的样子。没错，此事不能了。林烨，你接着做下去，至于别的。 我自有办法，你先回去吧。玉仙看着风向，随机应变就是了。啊，那两位，我便先告辞了。呸！若不是他傅林业急功近利，招呼也敢不打一声就把萧二全城司的事情报上去，海良仪还未必会察觉。 结果怎么样？白费了颜青留下的棋。此次之后，萧二定会对账簿严防死守。以后再想从账簿下手，就难了。功名利禄富贵病，眼下须得稳住傅临夜。对了，八大营的事情如何了？韩城的弟弟韩进接管了八大营。没曾想，到萧二在这么短的日子里，竟把八大营布设成了壁垒森严的关系网，要职都牢牢掌握在手中。 轻易动不了，哼！即便如此，他选拔任用的军士里也有八大家的子弟，机会还是有的。嗯，说的也是，也是。二少，我还有事，便先行离去了。 主子，好晚了。嗯，我们回去。主子今为锦衣卫镇府，现在分的这屋子，怕是简陋了些吧？往后招待宾客可挤不下。不挤，等升到了指挥使，到时再换也来得及。车里这琴， <laughs> 那琴是我的，主子可别扔了，费了好些劲儿才骗出来的。 看着贵重，你哪来的银子？ <laughs> 姑娘们打赏的，主子，坐好了。嗯，操！这琴显然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怕是和他家里有干系。 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孔丘，朕看了你呈上来的供词，元柳还没查明白呢，这事儿怎么又挨着采薇宫了？事关后宫，得由皇上裁决。裁决什么呀？ 那福临就是去了采薇宫，也不能跟穆嫔有干系。谁知道这宫里说的是真的假的？自然是假的，对，假的。招供的人，只怕是以为挨上穆嫔就能活命吧？哼，休想！皇上，话虽如此，但事关天子安危，有些事情糊弄不得，自然不能糊弄。袁柳不是还没查？此案主审是刑部尚书。 陪审是大理寺左右都御史及锦衣卫。魏大人身为大理寺少卿，屡次插手，不合适吧？嗯，案子涉及禁军与后宫，为这皇上的体面，本就不该堂而皇之的闹。可从案发至今已有十余日，一个禁军断事查不出，一个青楼证词查不明，反倒都拖在督察院监察御史手里。好时耗力暂且不说，职权僭越才是问题。 世子久居里北，可去都到底不是边陲，许多事务处理关系不同，自然是傅大人怕也不知。军中如有职权僭越，便统称为以下犯上，按律当斩。此事原不该由世子开口，可禁军总督的牌子也掉了十几日，御史三次搜查，查出了什么？总得有个交代。不是查出了权承司的事情吗？ <laughs> 傅临。 现在朕问的是行刺案，你怎么还在旁扯些别的呀？问题都出在萧迟野身上啊！皇上，行刺案要查，可他受贿的事情也不能搪塞呀。他受什么贿了？全城司，全城司，朕那会儿还跟他一道混街呢。这事儿朕比你清楚。行刺都杀到朕跟前了，你不急，朕看天子安危于你而言也没有什么要紧的。皇上。 皇上是臣的君父，上级毫毛，臣都痛不欲生。皇上，事有轻重缓急，为这行刺案，孔丘大人连夜不休，策安也掉了腰牌，为了避嫌，连进度也不敢问，整日在家里面壁思过。傅大人三次派人来府中搜查，策安也一应配合。如今是怎么样？查到了哪里？还要怎么查？不如一道说明白，我府上也好准备着。 世子且慢，这案子是涉禁军，可跟李北王府没关系。是谁前去李北王府上搜查的？这与理不合，传出去都当皇上要查李北王。坏的是去都与边陲的情谊。嗯，江旭说的有理。你，你好大的胆！谁准你去查李北王府？朕让你去查禁军办差大院。 不是臣，不是臣查的，是沈贞府去的。回禀皇上，臣受旨协助大人搜查，是大人叮嘱臣，禁军犹如铁桶，许多仗怕会黑白两分，须得去王府仔细搜查，臣便去了。我分明只是叫你仔细搜查，没有提及王府两字。我受命于天子，在御前绝无假话，如果没有大人的命令，我独自前往王府。 哪里会有随行御史呢？我我，魏大人，魏大人不是猪口！自个儿做的事情，还敢在皇上面前胡乱攀咬，你要脸不要？耽搁案情是小，坏了皇上与李北的情分是大，这也太不知轻重了。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，是臣一时糊涂。糊涂还敢狡辩？ 次 <laughs> 安虽然掉了牌子，可事情没查明白前，他便仍是禁军总督。朕见你根本就不是查案，分明是排除异己。皇上，臣绝无此心呐。傅大人也是查案心切，这案子既然已经闹成了这样，不如撤了策安的职好。他疏忽之责免不了，委实不适合再在御前行事。况且。 证词都指向他。若是他真干了这种混账恶事，是该诛九族。今日诸位也在，为这避嫌，连我萧继明的李北兵马腰牌也一并撤。我已书成李北，叫父王摘官卸袍，带着我的妻儿，白衣入都来受审。阁阁老， <laughs> 世子说笑了，这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？是吗？ 阁老说的不错，袁柳虽有在东龙牙行赊宅子，可那到底是他与福陵的私事。萧总督管辖两万人，哪能事事都躬亲审查？再者，行贿一事，袁柳一直否认，也不能只听湘云的一面之词。臣已查明，湘云对总督多半是因爱生恨，这说辞做不得真。正是正是，案子既结了。 就不必再提，世子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今日的傅林燕如同弃子，那明日的我呢？我的生死是否也并不重要？这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不，我姓李。 这天下是李家的，可可若这天下还有人也姓李呢？ 朕听闻你得了风寒，病得很重。臣，快别起身，躺着就好。谢皇上。朕听信谗言，那日斥责了你，很是惭愧。君臣相依，本该如此，皇上不必在意。嗯。 <laughs> 朕从前以为你是铁打的，不会生病。不想你病起来，也与寻常人一样。臣也不过是个普通人，是血肉之躯，挨了刀子照样会流血。子安，你没有坐在这里，你哪里明白朝不保夕的滋味 我本就是块朽木，若不是兄弟们都死光了，这位置也轮不着我。可我从来就想做个贤王啊！你们把我推上来，问也不问一句，我尽力了，策安，我真的尽力了。我哪里能操控这天下权柄？我只能由着他操控我。 此案坐在上边太高了，什么也看不清啊！皇上，兄弟一场，我哪里会怪你？可我到底是伤了兄弟情。 身不由己的事情，何必怪在自己头上？是我做事招摇，活该叫人收拾。你本就是这样的脾气，怪不得你。他们这样撺掇我，为的都是他们自己。我对不住你，子安。 无碍的， <sighs> 子安，我待不了许久。给你带了些东西，还有些补药，你一定要安心养病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宫内还有药物。朕知道。 子安，我先走了，你不用起身。 年前的军饷开支，户部已经查过了；年后的数额，内阁还在商议。大哥，阿野来了，坐下听。好。今年雪大，瑞雪兆丰年，学习人高兴，盼着能有个好收成。但是，中博已经开始冻死人了。近年中博州府衙门本就人手稀缺，遇着大雪。 压他的屋舍，也没几个人能去收拾。赵辉，去给户部说，年初的李北军饷拨掉四万银子，用作中博磁州的修葺。好。中博州府衙门缺人手，督官也没几个肯去，但这样悬空着，确实不是长久之计。中博是个烫手山芋。 以前花四千不肯管，拿着了就得掏钱。但如今是海阁老主事，今年春闱，应该就要给钟伯物色合适的人选了。新入世的多半没经验，去钟伯主持大局的人，还是得从中枢里挑选。 <laughs> 如今就是缺这样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。钟伯从前是藩地，挨着沈氏，底下盘根错节。 当初边杀屠城，良民大多不是死了就是跑了。现在还待在中国的，多是守备军残余下来的军户以及各地的流寇。普通官员去了镇不住场，反倒要吃下马威。朝廷若是肯派个带兵的武将去，借着剿匪的名义还能管一管。但看着形势，怕是不敢这么做。这就是内阁该头疼的事情了。阿姨，你那边怎么样？ 大哥把皇上吓得不轻，如今再不痛快，也要跟我继续当兄弟。 <laughs> 你们本就有些酒肉情谊，让他怕些好。傅林业出了大力气，找个机会，我得好生谢谢他。不如谢谢你暗中相助的朋友，这案子能顺利过去，这里边有人使了不少力。否则，凭着傅林业的经验，本不该这么马虎的就上套。 嗯，古金，进来，都进来吧，我也有事吩咐。世子，世子尽管吩咐，我丁桃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哟，你怎么从来没说过二公子尽管吩咐？嗯，您老是扔我呀？犯什么事了？能叫二公子扔你？没犯事儿。 就是二公子总是让我去盯着那陈阳，把他拖出去就地埋了。告什么状？是总督。哎，我没有告状。二公子怎么是？少说两句吧，你。主子已经埋好了。古金，你来说。这是让我说什么？我他娘的该说点什么？说什么呢？ 没，没什么。世子，主子喝茶，多喝茶，当心烫。怎么了？二公子，在府里藏人了？这怎么能呢？大哥，我还没说亲，没有败坏人家姑娘清誉的道理。我就是想叫古今去查查香云房。二公子觉得香云有问题？是啊。 不然他平白无故得罪我干什么？我听人讲，说那湘云是对咱们二公子因爱生恨了。他既然成了旧爱，想必是你如今已经有了新欢。我入都也有几日了，怎么没听你提过？我就是混腻了，没别的。讲话眨眼干什么？眨眼就是说了假话。 <laughs> 看上了哪家的姑娘？ 爹跟你大嫂都惦记着这事儿，若是此次有眼了，家里也好马上给你去提亲。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娶亲干什么？那不是耽误别人吗？成了亲就能长大些。大哥大嫂能陪你到几时啊？在这去都，总要有个人能给你掌灯与你说话。 <laughs> 你看中了谁？不论是哪家的姑娘，爹跟我。 都会全力以赴。就是世家女子，只要你喜欢，家里都能办。七大帅，七大帅那样的也能办？你，你喜欢他那样的？若是他没砍死你，我倒也是同意的。 袁柳暴毙狱中，按照您的意思，给他的妻儿在丹城安置了新的宅子，为他的儿子请了个好先生。嗯，还有，西红轩已经被提拔为吏部考功司主事。知道了。嗯，珍珠。对了，明早你去趟神武大街的首饰铺子。啊？这匣子你拿着。 里面的珠子叫他们打成耳坠，各色花样只打一只，简单点，别太花哨。全打，全打。主子，打耳坠可是需要不少记账。哦，对了，主子，政府大人已经在书房候着了，我这就过去。 劳烦政府大人给我送腰牌，谢了。不敢当。嗯，给我呀。怎的不舍得松手？这是稀罕上了？稀罕？这些日子摸惯了，光摸我的腰牌，也太没出息了。大病初愈，二公子别浪起来就没边儿。我清心寡欲了大半个月。 朝思暮想的薄情郎也没来瞧过我一眼，如今出来了，总要想法子治愈情伤。那种见异思迁、新欢旧爱数不清的坏胚，趁早忘了吧。为他耽误了人间韶华，不值得。你刚说坏什么？我说二公子呢，说的妙，说的二公子要给你鼓掌了，太客气了，心意到了就成。这么看。 你还特地去查了二公子有哪些旧案，这么在意啊？查倒没有查，坐香云房吃中酒，什么风流事儿打听不出来？诸如二公子如何怜香惜玉，如何在风月场上稳坐魁首，故事我听了一话本呢。佩服了，佩服，佩服。但是耳闻不如亲事，传说中的跟我遇着的，可不像同一个人。 机会少，多玩几次就更了解了。细嚼慢咽，咱们也不是没试过，滋味还好。哼， <laughs> 看样子你还记着呢。那答应我的事儿，也还记着吧？替你给香云捎话，为你们牵线搭桥，赚杯喜酒喝，当然记着了。 我就知道你靠谱，这事儿要是成了，我该怎么谢你呢？不必谢，就当份子钱吧。 <laughs> 对了，这几日化雪潮得厉害，你那宅子住不了人吧？院子已经淹了，邻里为了挤占位置，屋檐把光也挡了。你那宅子如今也不合身份，为什么不搬？挨着昭罪寺，见师傅方便，又在东楼大街上。 西红轩若有什么动静，也好查看。启刚师傅不能总待在昭罪寺当杂役，换个宅子住一块更方便行事。我看看最近有没有合适的宅子吧。说起来，几年前我打东龙大街过，朝晖就提过关沟的事，不想这么久了，竟没有个人去解决。今日在朝上听着御史岑玉奏言关沟堵塞一事，哼。 不出所料，无人问津。冒昧阻拦岑御史，适才在朝上，听闻御史奏言，东龙大街的关沟堵塞。是啊，东龙大街吞占关沟的事，自贤德年间就有，往年开春也会淹炮民区，但因为没有出过事，所以谁也没有放在心上。不瞒大人，卑职正住在那里。 卑职住处占地较高，左右住宅因为抢占关沟，已经把屋檐抵到了卑职的屋檐边上，污水堵塞难通，昨夜已经漫到了院子里。今晨上朝之前，卑职专门去了趟周边民区，发现低洼处的民宅已经泡在水里了。 <sighs> 若是遇着什么疫病，那就糟了。 户部这帮当官的都习惯等着，总想着等到开春就没事了。不过今年是天辰元年，有督察的功绩考核，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满朝文武都要抢着干。我看未必。反正泡坏的都是下三滥的建筑，解决起来还费时费力，谁情愿干？你不是准备干吗？关公这事儿，明早备个折子，我跟皇上说。你不能说。 你一个禁军总督，这事既挨不着你，贸然上奏必定会引人怀疑。那就你说，你住那里提起来也不奇怪。我打个随行监督的条子。嗯，天色已晚，我也该告辞了。你我今日还没有商议出个章程，若让你就这么走了，下回想再见面就不容易了。今夜歇在这儿关门。 今晚镇府大人不走了。他或许真的是个风月老手，仅是这一个眼神就够了。二公子，可不要胡来。想什么呢？帮你脱靴。你这靴子怎么湿成这样？锦衣卫忒小气，连双鹿皮靴子也不舍得给你双。来。 脱了靴子，换上我的木屐。鹿皮靴子也经不住泡。今晚月色不错，去院子走走吧。十冬腊月，怎么穿这么点就出门？以后记得多穿点知道了。还要好好吃饭。几日不见，又瘦了。 过年也没见着你胖，现下忙的日日只睡两个时辰。原以为南镇府是个闲职，谁知其中的门道也多。谢红轩要是保不住你，趁早来投靠你二公子，那估计连两个时辰也睡不了了。锦衣卫如今还剩下的人，多半是子承父业，瞧不上禁军这点油水。 <laughs> 这水中月真好看啊！嘿。 <laughs> 这月色比不上你好看，只是怎么跟个孩子似的，多大了还踏水玩？过来，让我抱抱。怎么看着脸色不太好？额头这么烫，病了？让我看看，脖子上都起红疹了。小病，睡一觉就好了。 来人，去熬些姜汤。是二公子。雄图霸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， <coughs> 命最金贵。你恨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<laughs> 怎么又记上仇了？二公子抱你进屋，外边凉。 好了，放桌上就退下吧。是。还没问你，腰上怎么别了把象牙的扇子？玩啊，象牙乌木这等俗物配我最好。少来，又装模作样。你不喜欢这些俗物的，兰舟，你我还真想。 世人皆以为我喜好分明，好比都知二公子爱喝酒，可谁也摸不清我爱喝什么酒。可你不同，看似没喜好，顺毛撸一把，就能把你的喜好摸清楚。 <laughs> 真是个假老虎！来，把姜汤喝了，喝完坐下再说。 不烫了，好吧。听闻谢宏轩调到了户部，马上督察，他又在考公司，会干涉官员考察的审评。这主意，是你给他出的吗？应该是薛修卓的主意。礼部和兵部都有我的人，若是因为此次督察被调出去。 那就得不偿失了。这倒不必太在意，除了礼部侍郎江绪是赵惠副将的妹婿，别的人都不显眼。薛修卓也未必摸得清你的底，让大家如常行事就好了。再者，督察到底不是一家平查，海阁老那头也会放人下来，谢鸿轩也不敢太过明目张胆。这次督察关系中薄，前段日子。 大雪让钟伯遭了罪，陆续冻死了十来个人。今年海凉仪应该会调派官员去好好整顿中伯，中伯如今不好管，派个文官去，未必能跟流匪抗衡，也只会不动新腹的守备军。这地方要好好打算，海阁老爷得发愁。去都眼下没有合适的人选。 只要不派世家的人去就好谈。此州关系东北两马道，落在他们手里，就是埋下了祸患，必须未雨绸缪。 <coughs> 是得未雨绸缪。世子那边，兰舟，困了？嗯。二公子带你去洞房。 今晚的正经事已经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接下来该还债了。把蜡烛熄了，不要光，太亮了，亮一点看得清。这就扒衣服？二公子怎么这么急色？ 什么祭祀？二公子给你抹药，这么漂亮的身体，长枕在二公子心头。躲什么？凉。二公子这辈子就伺候过你一个，等会儿得把你捆起来，不然你乱动，药就白涂了。捆着了，敢踹我，马上扔出。去。 我劝你不要往下摸。我说的是你的腰牌。是腰牌吗？是腰牌吗？咬耳朵就受不了，问几句话就打颤，就这点功夫，还敢找我生疏？不如让我上去，换个位置试试。 <laughs> 未尝不可。 宽衣解带，兰舟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。这。欲望即枷锁，本想问师傅。 欲望能破吗？可我问不出口。我是个人，有欲望不是错。我与兰舟，看似截然相反，又好似完全相同。我们懂得彼此所有痛苦，无论这种情感该如何称呼，但只要能互相爱着，便能够舒缓疼痛。 Ah. 体温 要同他战场嗜血战袍，替他振马放英豪，一同他将英明尽抛，快意这。 值了一夜，都辛苦了，快来用饭吧。啊，饿了一宿，线下总算是开饭了。 <laughs> 哈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！哇，这么丰盛啊，还熬了鱼汤。哎，这是给政府大人的。嗯，昨儿个政府大人病了，这是主子一早吩咐厨房熬的鱼汤。你们先用饭，我趁人送进去。哎，还有酒， <laughs> 金哥接着。哎。 好，金哥，这个大个的馒头给你。你还在长身体，你多吃点。我也在长身体，怎么不劝我？咽下去再说话。啊，还真是凶。在说什么呢？谁凶了？马车备好了吗？主子今日可起晚了。备好了，只是没想到今天下雨。 等会儿主子进了宫里，少不得要淋雨的。政府大人的风寒一时半会儿还去不了。今日不打算告个假吗？我我咽下去再说。哼，你们一家人都凶。唉，一天假也不敢请。我主子如今还算是新当差的，哪有上面的老前辈没事儿他先告假的道理？难道他能比指挥使还忙？ 你们锦衣卫这么不是东西啊！生病也要论资排辈，哼，那也没法子呀，上下都盯着呢。总督，总督，总督起了吗？老虎，如此着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启禀总督，是在东龙大街的巡查队传回消息，书圣五花楼塌了，砸着了西乡二少，皇上。 皇上也在里边。